锵锵三人行，这个全民八卦化啊，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还并不光是中国人越来越庸了， <laughs> 越来越俗了，是吧？就连你知道吗？就说连这个政治性这么强的，你知道有一个脱北者，这个什么叫脱北者吗？朝鲜脱北者，他弄的那种啊，就是叫叫做朝鲜知识分子的网站，他都搞什么新闻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四月一号，这个网站开始报。四月一号靠谱吗？ <laughs> 哎，你靠谱不靠谱？人朝鲜做反应啊，这俩你知道是谁吧？李雪主和这个金正恩在看演出啊。然后呢，你再看下边，这个四月一号这脱北者啊，这个网站报道，这个人呐叫什么名字啊？叫柳真雅，朝鲜牡丹峰乐团。 四月四号，牡丹峰乐团在两江道举行演出，哎，拉开了巡回演出的序幕。你再看下一张，瞧见没有？柳真雅，柳真雅这个演出啊达到高潮，然后这个演出本身就那个就怎么说呢？攻破了这个脱北者的一个八卦的谣言。这个八卦谣言说呀，这个柳真雅已经被关到集中营了。 为什么被关到集中营呢？因为李学主到牡丹峰乐团去视察，然后一眼看见了刘振雅，然后据说呢，他不知道从哪听说金正恩对刘振雅有感觉， <laughs> 有感觉，然后李学主就说你敢对我老公有感觉，得集中营。 啊，已经被你次序已经颠倒了。不啊，金正恩对他有感觉。对对对，并不是说那个女的对金正。恩。哦，是是是是。下面人人对金正恩要有感觉的，这是人人都要有感觉的，对对对对？对对，李李学主因丈夫对柳真雅有感觉，这个要把这个柳真雅关进青金集中营啊，永囚犯一般永无出狱之日。这个不过。 这个从二零零二年起啊，青青集中营引入了非终身监禁制度，就是说呀，呃不一定关终身监禁。但是，脱北者报道说，李学主会在柳真雅快将刑满前再加刑，要 <laughs> 把他关到死。但是，所以你这朝鲜这种演出都是信号啊，他们大概也是收到了这个风，赶快就这一演出啊，就表明柳真雅没有感觉，是吗？是清白的，是。 表明柳真亚没有感觉呢，还是表明金正恩权力大，不在乎李学祖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啊，这个你就是你作为脱北者知识分子，你就自己去 <laughs> 去解读了，对吧？总之，它是个谣言，哎，是吧？是个谣言，是个谣言。集中言是个谣言，是个谣言。但是呢，这个谣言，我就说它竟然能够关联到。 这个又廷的这个业余的一个一个一个职 <laughs> 兼职兼职兼职 <laughs> 对，又廷是著名的这个打三协会会长疯 <laughs> 的对，但是我是真的不不是很很赞同小三了。所以谈这个话题，我就要特别把你叫来哦，哎，因为咱们多么言论自由啊，要让任何一种观点都有机会发表，对吧？我反对，我因为我今天要挺三，因为三是我的幸运数字，我这一辈子所有的好事儿。 都都是三，你看锵锵三，三人行，所以我老跟人说，我也应该有三三三三， <laughs> 不是不是，我俩就在打战 <laughs> 没有金正恩的那个底气， <laughs> 没没感觉是吧？没感觉。我跟你说，最近我跟这个前文化部长，咱们也拉大旗作为前文化部长王蒙先生，我们联手发起了一个运动，你是反小三行不？我们联手发起的运动就是啊，去污名化，对。 哎，你总结得很好。我们这个运动啊，你听我头一句口号，你肯定支持。哎，我就是说，反对侮辱妇女，这都支持。但是你听我下一句，可能有些人就不支持了。就是说，首先要反对啊，用一些那个侮辱性的称呼去称呼一个女性，比如说小三儿。 当然啊，我是这么想。小三为什么？为什么是侮辱？哎，如果小三爱奶，你叫这个称呼啊，心里是存着一种侮辱贬低的意思的话。那如果叫窦文涛，我心里存着侮辱贬低，那我也不能叫这个名字。这不是，这不是这个名字本身，我觉得它用字上没有问题。不是，哎，你比如说，你要管陈世美叫陈世美，这个事儿就有歧视。明白吗？你他陈世美就叫陈世美吧。那他如果他的名字成为了一种。 啊，贬义的通称，大家都知道你叫我陈世美，或者说你叫他陈世美是什么意思的话，我打个比方吧，又婷，你愿意，虽然你实际上做不做不管，但你愿意被人家叫反小三会会长，但你愿不愿意做小三会会长呢？我也不愿意被做反小三会会长，哦，也不愿意， <laughs> 但是小三会会长呢，你肯定不愿意吧？你愿意做小三吗？我不愿意啊！啊， <laughs> 你看，你不愿意，这个就是污名化。我不愿意，这不是。 但你觉得小三是不好的？你可不可能碰到一种情况，你非常喜欢一个男的，哦，而这个男的也非常喜欢你，但是他之前有别的女朋友或者有太太，那这个时候这个男的他说他我将来会跟你好，那这个爱情就要去追求。啊，不相信，但是但是不相信，但是假如是事实呢？那你实际上你处在第三个位置上，但是。 好，第如果他是我，为什么是不反对这反对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今天是介入人家，然后他为了我而分手，我不会觉得这个人特别伟大。我觉得这个人可以为了我而伤害另外一个，他今天也可以为了伤为了下一个爱人而伤害我。所以在女朋友的位置上，我就已经不觉得当介入的这一个没有什么好处。你连这个男的都不能接受。个性，对，这是个性问题。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在找处男婚姻， <laughs> 在婚姻制度上面呢，我觉得。 呃，既然婚姻制度、游戏规则就是放在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总之现在社会就是有这个规则。你喜欢，你要喜欢下一个人可以得，你发觉了以后离婚，离婚以后你俩爱怎样怎样没关系。但是你要让他同时存在，然后这中间会伤害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就不行。好。 现在这个樊小三协会会长发言结束了。宣野挺三，给大家发表一下挺三的。 <laughs> 各位观众，我觉得今天是朝，今天才是那种朝鲜集中营的审判吧？ <laughs> 我们作为脱北者，我们作为脱北者网站的，这是朝鲜集中营的审判吧？好可怕！不是不是，你事实上我跟你说，是你们审判了我们几千年。 <laughs> 我们审判了什么？你们就是你知道啊，我我咱这事儿得分成好几层说。行。一个是说。 你不知道不是侮辱妇女的这个这个其呃就是说，如果小三这种称呼不好听，你看有人可能就不同意了。但是我要再说一个，可能有人就更不同意了。我也反对管性工作者叫鸡，对对吗？当然，目前这个委员会也只有王猛和我俩人，对吧？ <laughs> 但是，但是我我附议啊，他倡议我附议，我认为人吧都是一个他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人，对吗？耶稣都会关爱他。 对吧？你有什么理由说他是鸡？说他是下三滥？说他？我觉得不要这么说他，是对吧？你可以说他对，可以说他错，咱别骂他，咱就想咱咱别打他，对吧？这是第一层。然后第二层，我为什么说啊？没有人同情小三儿，嗯，对吗？几千年来，但是别别说几千年，以前中国有以前的制度，呃，一个事情出出现以后啊，你发现没有？都在骂这个小三儿，而小三儿自己都觉得有罪。 小三儿最不敢吭声，你男的还可以出来堂而皇之的，哎呦，我道歉，我怎么怎么着，干嘛？哎，可是你知道吗？我曾经想过啊，我这个这个，在中国我不发言，对吧？可后来我觉得我也不小岁数了，我也不要那么怂。如果我有些想法真的是跟主流价值观不同，我觉得我也有有义务说出真相不是说说出道理，我觉得总要说道理。说道理就是什么？我那天说过，从道理上讲啊。 错，假如有错，咱先别说婚外恋有错没错。假如有错是男人的错，你明白吗？你们两个人的婚姻承诺也好，合同也好，他找了另一个，他违约对吗？对。我对你违约，比如说你是我的太太，我对你违约，错是我的错。可是跟这个第三者，跟这个女人，她没跟你们俩签任何协议啊。她，你明白？她从法法法首首首首先从法律上，她没跟你们俩签协议。 同样，你们俩的合同，你们俩违约，他并没有违反跟你们俩的什么？那在看哪个国家的法？我说那在台湾的法，我们有捉奸在床的嘛，所以这两个人都要犯，就是只要如说捉奸在床，两个人都是有罪的，因为你介入人家家庭，你破坏人家家庭。那如果在这样的国国呃的法律上面，那所以你看，我们大陆现在好像都没有通奸罪了，这说明啊，有些事儿啊，台湾比我们还腐朽，我们已经很先进了。 大陆为什么取消通奸罪啊？因为这个通奸罪，不不是因为这个通奸罪直接连着的就是道德审判。他的通奸罪的前身就是把那种通奸的女的坠上石头沉河的这种这种酷刑啊，这是这么下来的。你而且再要说，这个通奸罪从大清的时候就有，从古就为为为什么我说几千年啊？可是那个时候啊，对于人的欲望有另一种管理方式，比方说那个时候有多妻制。 是合理的，你可以有几个老婆，呃呃，那个时候也不扫黄，是吧？他有青楼，但但他有各这个社会情况不一样。在法律里还有一个光棍罪， <laughs> 他专门有个罪，就光棍罪，就是说呃，就是我相当于我们现在流氓罪或性骚扰啊之类啊，全都可以判到叫光棍罪，专门。 这个律法里面专门有这条，我修过这个课， <laughs> 非常有玩现在讲光棍节啊，那时候专门有个光棍罪。还有呢，刚才现在光棍节去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laughs> 哎，证明了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有了以后，很多现象你才会发现。比方同样这件事情，你可以叫他出轨，你可以叫他西方的说法 have a f f a i r 对，那准确的叫就是有外遇。 对不对？这都是比较中性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我们叫另外这个女的叫小三；如果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不这么叫那个叫小王啊。 小王，小王，有这称呼对，长知识了。 <laughs> 呃，有听过吗？三爷，我们叫三爷。没有，叫小王。为什么是小王呢？我也不知道，就哦，好好，我在台湾好像是这样，就是说常常不开玩笑是你隔壁隔壁老王怎么样，就是你的邻居常常就叫老王老王，最后 <laughs> 就叫他，像就是说是以小字被称嘛，因为他是就是配合小三，男的第三者叫小王，叫小王， <laughs> 嘿。比较有意思，这我还学到一招了。我想，我想第三者。 那还稍微中性一点，因为“小三”这个词是的确是带一点贬义。不，小三不就像是你叫他小豆、小竹、小雪？哎，这不贬啊。不，小三是因为他是第三者，所以。 昵称小三是，所以呢，我有一点跟我们组委会主席不一样， <laughs> 就是跟王蒙老师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我有时候也说小三，但是我的心里啊没有任何贬义。对啊，你叫的时候，你心里没有。还有歌颂颂扬的意思。我认为我心里没有任何贬义啊，你愿意这么叫是可以的。但是我真正反对的是不能够侮辱，就是在人格上。 呃，这些歧视，什么小三也好，小四也好，我认为都是平等的人。我们我们还是用回比较中性的，比方说出轨、有外遇这样的问题。我一个问题很一一直想问这个这个幼婷，你认识的人里边，男的有外遇的多还是女的有外遇的多？男的出轨的多还是女的出轨？男的。为什么呢？有没有想过？我后来归咎的就是动物之天性嘛。嗯嗯。 <laughs> 就是说。说的对。 因为男生负的责任低。 女生，你你这个很容易投入，这是一件事情。你常常以为你玩一玩，玩到最后你会玩出火痛，是你自己，不是男人。这是女生的，我就是说，就是一个心态。另外一件事情，女生有怀不怀孕的问题。我讲直接一点，就是说有些女孩子，你到最后你怀孕，你也知道这个后果是你自己负的话。所以我觉得女生在这个上面还是，你说你已经跨了第一步，道德就是说哦，我不管，我就是恋爱啊，爱情至上。但是你在你身体生理上面的一些负担，其实你有时候还是不见得你可以。 真的跨过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却限制了一些女孩子真的去做这件事，但男生没有啊。那是不是那是不是这样？照你这样的解说，就是说我们不讲个人啊，就是说普遍来讲，就男生的有外遇的情况没有女生有外遇那么严重。对于整个家庭的危机来讲，没有那么严重。你说对于破坏性来说啊？对。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而且，甚至我跟你说，往往女的要有了外遇啊，这家庭就完了。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意思，女的如果她有个外遇啊，她通常因为你可不可以接受？你们男人不能接受女生有外遇？不是接受不接受？我是指的，可能你像刚才讲动物啊，对，咱就讲动物对吧？有时候是不是母的啊？它有一定的特点，就比方说啊，也可能是文化的原因。我往往见到啊，女的要不就不找。 对，女的要真爱上一个男的，哎，她比男的决绝。她男的是喜新不厌旧，女的要是比如说一个妻子，她真的出轨了，她真的爱上一个男的，往往这个结果她绝对要离婚，她就跟着男的了。那不更好吗？我就在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就好。所以所以女的有外遇，她有两个条件：第一个，眼前这个要好；第二，我那个不太好，嗯，对不对？或者很闷，或者他经常出轨，还是个比较出来的。而男的呢？ 他也许前面那个好，但是他不一定代表他身边这个不好，这个不是必须条件。嗯，他有时候是一个男的有外遇是哎他喜欢一个人，但是他家里他这个觉得也不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不是，徐老师，你讲的这个这是属于家庭婚姻这个心理学了。嗯，我说的啊，实际是个权利问题，是个人的尊严问题。我说的意思，那凭什么女的尊严就退？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就我说的意思是啊，这个人都是平等的。 呃，比如说婚姻，没有哪个法律说婚姻管制了人身自由，而且你就是这么你也管不了。世界上没有一条法律讲，就是说你不可以有非婚姻的性行为，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两个成年人，任何一个男人和任何一个女人，他都可以发生呃这个两两两两两性关系，对吧？他在这个意义上说呀。 你不能说这个小三儿天生就不是个人，而且你比如那天这个，我就说有一个叫什么陈亚亚的一个女性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她写一篇文章，我也赞同她说的。她说，为什么啊反对这个打三的这个人老说啊，他把他的幸福建立在了我的痛苦之上？他的观点就是啊，你这个看法未免太把自太太自私了。你因为反过来说也一样啊。 你跟你的老公已经是个无爱的一个婚姻了，对吧？那么他跟那个人相爱，那么因为你们的家庭的原因，他不能跟那个人在一起。那么反过来说，你比如说你坚有有有有有有的女的坚持不离婚，或者就是要阻挠你们，那你岂不是也把你的快乐建筑在了他的呃痛苦之上吗？就说这个不是呃平等的吗？ 所以就是我之前有说，就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视剧里面讲了一句话，在爱情里面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就是你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能简单的不能简单的这么说吧，我的我我的意思就是说啊， <laughs> 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符合游戏规则就好，嗯，对，就是说人竟然。 呃，不管这个规则好或不好，呃，我们可以与时俱进的改变。就像以前有多妻制，现在没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演变。那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就是符合规则就好。你可以爱啊，你可以在外面爱很多人啊。那你爱了，你选了一个怎么样都行，那就那就掰，你就是我们契约结束嘛。你想换个公司，那就走。 哎，你提前通知，咱们该算的减钱算费，什么算一算？那就往前走，当然有一点，这个是徐老师讲的，是对，就要不说有个动物，就是为什么我也另这个事情啊，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毕竟啊，为什么好多人骂小三，他也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说的这个男追女啊隔层山，女追男呢隔层纸，很多时候其实这个老婆呀就把这个男人真的当成了没有自制力的一种动物，就已经不用去说男人了。 <laughs> 对他就是个动物，他只要看见女的他就上，女的只要把腿分开他就往上上。但是我告诉你，男的也不见得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他经常也是这样的，像像三人行广告之后这样。对，哎，又听接着说说。 <laughs> 我要接着说什么？对，动物学。 <laughs> 动物学，反正我意思是说，男生的确我很赞同，就是现在我对于男人的看法，就是他不可能不出轨。 这样子要求呢，有点太神化了，太理想。对。然后，但是我的认为就是，唯一管束他的只有个人道德的问题，就是你个人的道德感，包括这个男人他可不可以闯红灯。我妈说，你要就是看一个男人好不好，不是看他平常对你好不好，是看他会不会开车的时候闯个红灯，然后他怎他是什么感觉？公共道德。对，因为他只有自己管住自己，这个婚姻才会成立。 不是你去管住他，也不是法律管住他，也不是任何东西管住他，就这个男人自己想不想的问题。所以他想不想呢？我觉得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社会能够发展到现在，就是因为有道德的约束嘛。你如果没有道德，那你就跟一般动物一样喽，那就是不停的交配生孩子交配生孩子。但是为什么 <laughs> 为什么这个他这个婚姻不好的人，他呃或者说他在婚姻内不能得到的一些满足，他不可以跟这个第三者有这个满足呢？ 这为什么就是一定是不道德的呢？但是当你我觉得像以前啊，在女的呢就不能接受，所以你刚才讲的对，女的一旦出轨有外遇就没得玩了，这个事情就完了。这个一方面是因为男权这个惩罚机制过重，男的承受不了；另外一方面，女的一旦有事情了，就是对面那个足够好了，我们之间有问题了。男的的问题是更好相反。 前面那个要求不那么高， <laughs> 就要说很容易的，他就会。而且他这个中国人把出轨啊，还不单是牵涉感情，有些根本就是一夜情，有些根本是性工作者，他只是临时，像像你明明有好事，你还出去住旅馆那种。但同时呢，男的他又不具备那个条件，说自己的朋友一定要很坏，所以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中国因为数千年都是这样的情况，他可以接受同时。 这才变成了小三成为目前那个社会现象。为什么男的小三不存在这个社会现象？因为这个时间不会久，就是两个男的争个女的，这个时间不会久。但倒过来的情况就会变成个社会问题，是不是这样？呃，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模式。其实这个里边啊，要不说还是讲动物学。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啊，就是有条件的男的就会拥有多一点的女的。 这件事儿啊，是从动物到今天没有改变的。那你就不要走到现在这个婚姻的框架里面，你爱怎么玩，爱怎么交配，你家的事。以前不行，因为以前只要交配吗？ <laughs> <laughs> 是啊，那不是吗？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对。